第四单元走遍天下，第十三课从旅游指南看世事变迁。一、听力，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。 世界上有些珍奇动物，尽管人们千方百计去保护，仍然处于即将灭绝的境地。可是有些动物，比如老鼠，虽然人们在用各种方法消灭它们，但却总是消灭不了。成群的老鼠依然到处作祟。 二，手脚并用原地跑减肥方案的最大特点是，在原地跑的基础上，将上肢运动很好的融进来。通过每两到三分钟变速和花样变化跑，加之现场的互动气氛，增加了原地跑的趣味性，减少了原地跑的枯燥乏味，使原地跑更易坚持。 三，腌制食品口味独特，包装简单，便于携带，成为上班族的家常便饭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些食品在腌制过程中需要大量放盐，这会导致此类食物盐含量超标。经常食用会加重肾脏的负担，增加发生高血压的风险。 四，与人会谈时，若言不及义、唠唠叨叨，再多的时间也浪费了。如能把握谈话要领，言谈简要切题，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节省下时间，就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，并且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自由时间。 五。于老师是个热心人，他多次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钱来给家庭困难的学生交学费，前不久又从自己多年的积蓄中拿出钱资助村里修路。邻居们谁家有事也总爱找他参谋，他是周围十里八乡大伙儿的贴心人。